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又光荣一下啊！我们崔健老哥来了，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偶像，是吧？真的是，真的是。嗯， <laughs> 而且呢，现在我们偶像又又又又有新片儿，对吧？拍电影了，《蓝色骨头》。呃，可惜文道你没看，我没看成嘛。就我们昨天晚上到《叠被你爸》了嘛。 <laughs> 对对对，这个坦白说我很喜欢，但是呢，我也有担心，就是说。 在有些地方，我觉得你是不是完全不管那些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懂不懂？也没有啊，我很照很照顾每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哎，老杜，我我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电影。嗯。你知道吧？哎，我我我觉得你也会喜欢，就是我看了之后啊，我觉得它不像是任何一个人拍的。对。这这这是就是这不像任何一个人拍的电影，但是慢慢觉得呢，有些地方刚开始觉得啊有点愣。 有点生涩，可是慢慢就觉得呢，那就是他拍的，嗯嗯，有骨头，真是叫蓝蓝色骨头。这笔很贵重吧？对，是我老师从东德带回来。东德有摇滚乐吧？嗯。他更喜欢你，你喜欢谁？ 这歌词到底是谁写的？妈妈，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因为我的骨头也是蓝的。这这这里边，我觉得他这个因素啊特别多，多到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他问我说，这个电影是个什么故事？ 我发现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对，因为听说还是个故事片嘛。在上映之前，哎，你你能跟观众用简单几句话，要是有人问你说你这说了个什么事儿？我觉得一首歌，两代人，三个故事，这是最简单的说法。嗯。都唱的这一首歌，这是两代人这三个故事都跟这首歌有关系。这首歌是怎么来的？通过后来最后通过这首歌，两代人在一个抽象的空间里边，就在这首歌的空间里边。 相聚了，他们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家庭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嗯，由于由于一些政治背景、政治原因，或者说是一些社会原因，他们有些人有了有了这个有了这个一个思想，不是有了这个就是叫创伤性失忆症哦，完了通过这首歌让他回忆起，让他哎，通过这首歌就是也没有说。 去刻意的去写这个失忆的过程，实际上就讲写他为什么要失忆这个过程，嗯，来带出这个故事。嗯，没看过的人还是什么都不懂，还是 <laughs> 都不懂。但是那有点印象。但是那个歌是老歌吗？还是就你写的歌？是我写的，是他的歌，是他的歌，我们也都熟。但是，哎，我讲讲，说不定容易明白啊。 <laughs> 我觉得他他呀，我我觉得对于这个八零后、九零后的人来说，先要他要你要知道一个背景。 就是当年在这个北京啊，所谓部队大院的子弟都是穿军装的，它有一种特有的这种呃文化你氛围。七十年代。对，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比如说那个时候部队大院的有些子弟，他们能听到 Beatles，能听到这个西方的这个摇滚乐，哎，你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文化文化演变？但但是周围大院外头的人，像我们小时候，那完全没听，什么时候哪听说过？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 已经知道，而且你知道，既然说到这个电影哈，嗯，我必须当面跟你求证一个一个留言。你知道有一个文化评论学者叫朱大可，嗯嗯，在上海，这个朱大可这个人呢，优点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敢说，是吧？缺点是太敢说。嗯，他你知道，在一篇文章里，他这么说。 我完，所以我一直想有有有有有机会当面问你哈，嗯，他这个片子里有一丁点若有若无的暗示，让我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想起传说中的这个林立果，选妃，哎，在给他全国给他找女朋友的这么一种一种影子，嗯，我就当时想起朱大可曾经说呀，说这个林立果呀，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他这种高干子弟嘛，他也爱玩摇滚。 他就听到了这种西方的摇滚乐，说啊，这个林立果经常就是穿着个军装，在大院里拿着吉他，嘣噔嘣噔玩这个。呃，据 <laughs> 朱大可说，说当时你也看到了，然后呢，这朱大可一直不是他一直联系到说，一九八六年五月是五月九号吧？你头一次唱那个《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唱歌穿的那个破军装，拿着吉他这么唱，他说。 这是你在少年还是童年时代看见林立果的那个影子， <laughs> 在你心里的这么一个传言，这个这个属于不着边际。 <laughs> 我这，这个，因为你想想，你算算年龄，差的太多了。他，他，他七一年九月三事件出，嗯，出事的那个时候他岁数已经是将近三十岁了。啊，你想想差，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完全没影，完全没有影子。 在空军学院，我确实我确实接触过一个比我大一两岁的一个孩子，他弹吉他，仅此而已。但是那个跟那个林立果没有关系。对，但是林立果是真的也弹吉他吗？你听说过这事儿吗？但我知道，他他的回忆录里，或者他的曾经写过的一个他自自传体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文章，还是怎么着？他他就是说过，他如果他要是有机会去。 掌握大权，他应该让全国人民听摇滚乐， <laughs> 而不而不是八个样板戏，这是他这是他自己写写出过的。你看，反正至少你帮林立果实现了他的遗愿，是吧？ <laughs> 让全国人民听摇滚乐。 <laughs> 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你你在当年就是小时候真的接触过西方的听就听到过西方摇滚乐吗？您是听古典音乐多吧？对，我是听古典音乐，但是我记得那个当时在可能是在我上中学的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 我们空政文工团的家属坐着大卡车，所有人坐在卡车上面去到军乐团去看参考片儿。当时叫啊，对，对，当时看的是 Bios，啊 Bios，啊，当时觉得觉得他们留着留着那种长头发，就觉得不可思议，觉得男人怎么像女人？啊，戴着眼镜，胡里拉碴的，嗯，那个都都已经是 Bios 的晚期了。嗯，我估计那个时候已经是是八十年代的八十年代初。 或者说是，或者说是七十年代的末了末对，嗯，但是你当时第一次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嗯，你感冒不感冒？当时就觉得好像是噪音， <laughs> 对，就觉得就就就有点，就觉得怎么怎么怎么他们不好好唱歌，就这种感觉，啊，没有觉得没有觉得就是就是从音乐上没有有太大的那个。 就是就是所谓的这种冲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从从整体上的，从态度上态度上的，哦，他们就是就是可以这样的去打扮自己，就这种有这种有这种这种印象啊。你们那个时候其实接触这些西方音乐，比如说有机会看这样的电影、听那样的电影。你们怎么理解这些东西？就是说，因为同类的东西在大院之外，比如说是是文涛，比如说像你们那时候完全碰不到。 而且一般来讲呢，这种东西都会被打上一个很深的一个政治的标记，说这个是坏的或怎么样。那但问题是，你们这也是根正苗红的大院子弟，那你们又能看到又能听到，那你们怎么理解这些东西呢？是也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事儿，是西方的腐朽的文化的东西？我们来看一看批判呢，还是用一种什么态度来看他们？那个时候已经。 没有，就是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嗯，即使有的话，因为尼克松访华了已经。对。啊，就最主要的就是，这有反而不不但是没有敌对的关系，而且还是有点特权的那种关系，就感觉我们是部队的孩子，好像我们就应该能够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就就觉得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什么根红苗正这个就是这种概念，而且就觉得逐渐逐渐就会觉得，哦自己所看到的。 就是关于西方的那些报道和我们真实看参考片儿，或者或者说从言谈话语里面直接从生理上得到的这种感感受，不一样，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就开始有独立的自自我判断了。完了聊跟朋友聊天也是，都是完全没没有这种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隔阂，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被官方的那种。 语调、语气给压住，给压住的那种、那种、那种、那种气氛嘛。那那所以这个店也是有你的自传的成分在里头吧？我觉得，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太小了。我刚才说错了，不应该是八十年代初，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旬。我那时候非常小，我就觉得我的我我我自己没有感受到，就是就是作为一个成人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能够观察到。 我父母的同事，他们的，他们确实非常开放。我我觉得我做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会就是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心灵的伤害和我们和我们这个时代受到的伤害的一个一个之间的关系。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谈到那个年代，就会觉得这是伤痕的伤痕的伤痕艺术啊。说就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大部分的都在经受一起一一。 一个一个苦难，对，而我们会觉得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没有苦难，也许我们是心里受到心里受到的苦难，在事后会觉得，或者在若干年以后他会觉得有有更深的一种伤害。当这种伤害呢，在当时的那种那个就是那种作为青春期生长的那个阶段里边，他是他是就是意识不到的。所以我希望我的电影里边能够产生一种关系，就是人的生一个作为一个生命体，在一个在一个。 大的政治环境下，和他自己将来成成年以后，他自己有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的能力以后，他发现自己的错位，这种错这种错位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伤害，甚至是更大的伤害，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价值被自被自己怀疑啊。所以，我这电影里边其实弘扬的是一种是一种就是这种人们自我意识的生生命力的一种一种一种一种情绪或者一种。 一一种励志的励志性，的没错，东西对。其实我觉得崔健很励志， <laughs> 他很正能量。他我觉得他很拧巴，很较劲，但实际他是很励志对， <laughs> 对，他讲究得向上，得有劲儿，他有他的一个劲儿，啊。那但但我还是没听懂这个戏。你说是一首歌能够穿起两个时代，那那首歌必须是要有一种老歌的味道了。对我这个首这个这个就是你原来的，给你点颜色看看的里面的歌。 这首歌实际上在我给你点颜色里边，它的它的电影舞舞蹈舞蹈舞蹈舞蹈力体现的是一种一首歌三种唱法，一种是流行流行唱法，一种是摇滚唱法，还一种是还有一种是电子和说唱的唱法。嗯，所以我这个因为我这个这个篇幅太大，所以我投资的时候，不这个电影就电影真正开拍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定调整，就把把那个把这个黑白的故事和黑白的故事就是那那个年代的。 和蓝色的故事给留下来了。实际上讲讲的就是两代人，就是母亲和儿子的。啊、儿子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嗯。所以说，母亲当时创作的那个作品的名字叫《迷失的季节》。嗯嗯。完了呢，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蓝色的骨头》，因为这因为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只有蓝色骨头才能让我找到那个迷失的季节。”实际上，蓝色骨头在它经过它的它的改变以后，它的它的音乐的处理以后，它融进了他自己个人的精神。 去看这个迷失的季节，其中那个其中一段词是这样，就是迷失季节的词是这样，就是你是这个春天的花朵，长在秋天里。完了，蓝色的骨头上面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实际上就是就是他通过这首歌想刺激，就是他他的妈妈他去去意识到他的存在。实际上他他是本着本着这种心态去写的这个，嗯，这个就这段歌词，就上来就说。 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长在春，长在春天里，因为我的骨头也是蓝的。嗯，蓝的对你来说是什么？蓝色？理性，冷静，未来。你想多励志！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嗯。但是我也必须坦白跟你讲，就跟我一块看的呢，有一个九零后的小朋友，嗯，他就看得一头雾水。什么原因？ 完全，因我我我觉得基本上他对那个年代首先就不了解，我对他，所以他根本不是为手法的问题，也跟手法，这个手法它是比较穿插，也跟手法有关系。我觉得就是，我记得像周国平啊讲过一句话，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啊，很多人都在追求短平快，但是只有崔健呢还孤独的进行着一些坚实的思考，好像他就是要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那那么有的人能感受到。 我也担心，有的人不一定能够感受。是这样，是这样，他不是九零后的问题，跟我同龄的人也看不懂，比我早、早老一点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也看不懂，也是一头雾水。 <laughs> 他这个电影风格的问题， <laughs> 你觉得叙事手法？风格、叙事手法。九零后的人有看得哭的人，而且还有，还有就是，就是这个九零后的人带着他的，带着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属于奶奶辈儿的六十多岁，他们同时都喜欢这个片子，所以根本不是一个年代的问题。所以说一头雾水的人，我们这人可能更多。啊，他这个电影，他看惯了那种，看惯了单单线叙事的那种习惯，节奏都顺顺顺理成章的那种故事。看惯剧，就跟你就跟你听流行歌的人是听不了交响乐的。 嗯，是他这个就是就叙事手法，对这么多的正叙、倒叙、插叙、闪回，好家伙，又有一些类似于音乐电影的性质在里面。你你你仔细想想，交交响乐有些有多少现代人能？没错，交响乐是不是现代人能听的？交现代人都已经都都已经被流行乐，整个耳朵都不一样了，对，都洗了。所以说他们看他们只能听单线条的音乐。是。 但是我仍然好奇，就你讲时代背景是不是也是个因素？当然你说也有九十年代的。没有没有时代背景的问题，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们美国的朋友也能看懂。你这个电影好像讲了一种内心的创伤，这个这个这个创伤对你来说是什么？比如说，你认为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嗯，给你造成了什么内心的创伤？我觉得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认知，到自我到自我，怎么说呢？鼓励。 这个过程实际上，实实际上，你是不能够出国留学学回来的，我觉得。嗯。这个东西只能是你从一个跟头一个跟头摔过了以后爬起来的那个感觉才能找到。这个东西不是学出来的，所以我就我认为，当我们第一次唱《红旗下的蛋》，当时很多人问让我为什么你总是穿军装，当时人们问我说说你说你为什么要打扮的那么土？ 都是有都是有我自己的一定道理，因为什么道理？因为我不愿意去告诉你，时尚是是我的自我认知的自我教育过程。我不认为这个，我认为自己就应该坚持自己的个性。当你碰到的问题，你自己爬起来，这个过程要比要比任何的一些嗯，要就是那种就是让人们看的光面堂皇的那些东西，或者说是有有很好的履历表的那种那那种那那种那种经历，要有要有意义多。 嗯，我认为是，所以说我这就是生命，就是人的生命有自我调整的能力和需要外力外界调整能力的这种东西，我我我更愿意去欣赏那些有自我调整能力的人。所以我我我这拍这个电影，只要你仔细看到里边，没有坏人，哎，唯一唯一的坏人就是那些审讯员，那审讯员也是也是代表一个时代而已，他们也不是不是坏人，个制度而已。对，但但是你看完了会很伤感，是，最后你会发现那种伤感是是谁给你的，同时你的你会发现是你自己给你的。 是你自己，你自己的一旦有一些回回忆起一些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种伤感。当然，你是被感动以后，你没感，你要你要是没有被被这个片子感动，你你也不以为然。当你被感动的话，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受。我跟很多朋友交交流的时候，他们会他们会感感受到，实际上你会感到这个是这个时代给你带来的这种压制或者你这种这种压制这问题只能你自己去解决。嗯，你不可能求别人解决的。这个。 我在你的电影里还听到这么一句话，是不是表达你的一种个人的感觉？ <clears throat> 你说你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时时代啊，现在的这个世界，你有一种外人的感觉。你觉得？嗯。你觉得他觉他觉得我是一个外人，但是这里边有种自我怀疑。他说我要承认我是个废物。你往往你要是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我要承认我是个外人，等于就是承认我是个废物。 对，如果承认了我这个废物，我父母的团聚就会被就会带来痛苦的回忆。你瞧，都是他自个儿写的。 <laughs> 那这个是不是你对现在的这个时尚世界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从生命力讲，我觉得我觉得从生命一个一个生命体的存在的三大要素，就是你的愿望、你的行动和你的方法。肯定是这三种东西有一个地方出问题，或者两个以上的问题。如果两个以两个都出了问题的话，嗯，你这个人生命体肯定是肯定有问题，会出问题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三个东西有的话，都有的话，你这人肯定健康，你的人心态里心里肯定是健康的人。嗯。当然，我这里边也，随时就是我给你点颜色，所要表现的东西，就是我的红蓝色骨头你歌里边也唱到了。第一是事业，第二是身体，第三是爱情。嗯。就讲讲的是这个故事。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男这个男孩子，当他当他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他自然就会，生命就会告诉你很多东西。 啊，他其实是讲一个自我生命的这个完成，嗯，所以你觉醒跟他经历过的，而且而且这三个故事里边，实际上父亲更更代表现实一点，在那个年代的现实，母亲代表一种理想，所谓的蓝色骨头代表一种对未来、对自自我、对自我环境的一种一种一种准确的认识。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我看他的电影，包括听他说话哈，我每次都有一种感觉，就完了之后啊，我就觉得人。 你你为什么我说他其实挺励志？就是你每次听他说话， <laughs> 你总觉得人应该放下一些乱七八糟的考虑，去干你自己要干的事情，喜欢干的事情。好，去让人，哎，励志哥，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要照俗话说呢，就是触电啊！说最近拍电影触电，而且我发现呢，他还真有很时髦的一种东西。你对现在的这个网络好像非常熟悉，包括网络音乐。 其实我写一首歌叫《网络处男》，这个这个歌也在也在电影里出现了。嗯，我那个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网络而且我也上，真的上上去聊天，隐隐姓埋名的聊天。啊，你跟人聊啊？啊，当时当然就是聊着聊着就就就聊深了，以后就互相告诉对方是谁了。就这么就就这种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写出了这种就找到了就写写这首歌的感觉。你对这网络你觉得是什么？对你来说？我觉得网络就是一个。 他像我这个电影，就像我的那个《蓝色骨头》里边曾经说过，网络网络就像一个信息世界的一个 anal， <laughs> 就是 a 就是屁眼儿。 <laughs> 对对对，他就他你要就只要只要你经得起肮脏，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吃了什么，也知道他这个世界需需要什么，缺少什么。嗯，哎，这多有哲理啊！啊。 但是，你觉在今天的这个网络音乐遍地的时代，你作为一个搞音乐的，你有挫败感吗？有沮丧吗？没有，我我自己分得很非常清楚。有些东西是，有些东西是商业价值，有些东西是是艺术价值。我从来不把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等同起来。商业价值就是有它的商业有有它的商业价值的这种道理。很简单的说，我们当初也是以商业价值成功的。 而并不是以一个当然有社会价值、艺术价值。我们跟古典音乐比的话，当时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惊人之举。我们也也不过就是把这个西方的摇滚乐按上中文词、中文词加上中国的旋律唱了一遍。就这这点，我们分分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承担起这个，我们既然把我们中国的旋律和我们用中文演唱摇滚、西方的摇滚乐的时候，来承担这一部分责任的时候，我们什我们什么也不是。 我们我们在甚至我们在不关心中国社会的西方人眼里边，我们就是一个西方的音乐的一个复一个复制者。嗯嗯，没有什么没也没有什么贡献，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对这个音乐专业上的一些你这么看贡献的对，没什么真没什么，而且现在也一样，西方的音乐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完整，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古典音乐的基础。 对，非常有点没根儿，是吧？我们的民乐，我们的民乐，是种情感上、的，像专业技术上，的东西，它它它它它断了很多层，很多地方没有发展，没有没有记谱法，没有没有乐器改革，很多东西完完完了没有没有进入，就是这种严谨教育，都没有，没办法做，就联系上。 完了就是这个放音乐，放音乐。那我们说话，他能他不会录音的。